锵锵三人行，隆冬里的一把火啊！今天跟你们说说什么火呢？房子降价，按说房子降价不是火哈？对啊，但是哎，对我给你通过几张照片呢，给你们看看现在这个房地产的形势啊，再图解一下。咱们先看第一张照片，你看这个冬天 <laughs> 这是什么形式？哎，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房市 <laughs> 不行了呀，这样上阵，这样上阵去为了推销。 卖房子，就有人会为了看这个来买房，子吗？而且他招人嘛？有，你香港的所有的楼盘卖的时候，行，导演别看时间太长了，换换换。香港所有的楼盘都有，行，世界小姐在嘛？买房送车送家电啊，买三送几？有点多了去。你在，哎，真的有这样的叫上海星河湾，哎，我挺不理解的，徐老师，你们这上海的上海星河湾愿意补贴？好歹啊，星就是赔业主。 就是说你的房子跌了赔，你知道？据报道，星河湾集团十六号宣布旗下上海星河湾和浦东星河湾两个项目下调，然后呢， <coughs> 呃，他自愿就是愿意掏钱赔上这个钱，总共你知道人家算他要掏多少？掏六个亿，这是疯了。这什么？我也不太懂，这是为什么？不对，这个呢，如果是一个个别的商业行为呢？ 这个这我还以理解，因为因为呃，你香港买东西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保证低价，比方说你来我这里买东西，你如果一个月内发现同样的东西你能买到更便宜，我补回你这个最便宜的价，而且加倍。呃，我我看到过有这样，那这个人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营销策略，的也的确他有把握，他是拿到 lowest fair guarantee 就这样，就是最低价钱保证。 那么，如果你是下过这样的保证的，比方说我卖楼，我来说你现在买我的楼，如果说多少时间之内这个楼价有特别大的变化，我就按照这个最低的来给，那这个是他有诚信是好。嗯嗯嗯。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整个社会上的一个游戏规则，那我觉得它隐患很大，因为这样呢就真的要把这个经济行为啊、市场行为非常政治化了。 就使得买楼的人哈，本来是一个我我买楼其实都有点带赌的性质嘛，我也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升还是跌嘛。那我如果说买的东西说将来我要跌了的话，他他会补给我这个资本无良资本家他会补给我的话，政府甚至会催生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在危险的现在成都成成在成都买房子都有这个包涨协议，嗯，包涨。 包涨包退， <laughs> 哎，就是说，要是它跌了，你拿我这投资；要是跌了啊，把这个退，就有这样的协议。当然，人家说这协议里边啊，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不过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如果你说像像像徐总你刚才讲那个情况，它是一个呃个别企业。 对他为了要加强自己的声望地位，营销啊，营销啊，什么？这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那么多人去上街游行，说被欺诈，我我其实不太了解内情啊，不好讲。但是我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这种腐朽资本主义社会里头长大人来讲，这都是很难理解。对，香港人我可以跳楼啊，我怎么会？对 <laughs> 啊，因为因为这是你的投资失误嘛。因为我们要搞清楚买房子是怎么回事。假如你买房子是真心诚意买来我住。 它涨跌无所谓，跟你没关系，没关系，因为那是我反正住嘛，对不对？它或涨了或跌了，我买了之后怎么样？那我还是这么住着。你真正要计较这个，是因为你预备要做一个投资，嗯，而任何投资都像赌博一样是有风险的，等于你买股票、买黄金，嗯，你你不可能去赌场。 呃，赌输了，跟这荷官说这不行啊，这欺诈， <laughs> 这什么？你你去跑去澳门，你跟何鸿燊他家人试试看，这么闹， <laughs> 把你的腿给剁了是吧？我我怎么赢不到啊？我怎么 <laughs> 赢不到啊？你是欺诈、欺诈赌场、无聊、无聊赌场经营商啊什么？哎，你不能这样啊！可是我到你的赌场门口的时候，如果你这赌场有这，保跟我说包赢，到我们这儿来。 包赢，那就不一样。我你说了，那当然不一样。哪有一个赌场给你包赢？哪有赌场给你包赢的搞？有卖房子的这么说呀？当然，他不把这话 <laughs> 签在协议上。嗯，宣传。 他宣传，或者说我跟你说，你买这包赢啊，你一定是这个怎么怎么？哦，那这个政府就应该管，政府管的是这个地产商。对，你当初做的这叫不实宣传。对，这任何投资怎么可以这样？我跟你讲，我就现在就觉得人家香港啊，就是我是如此的爱香港，可是香港不爱我。嗯。他不爱我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他这个房子太分子了， <laughs> 你知道吗？但是我就说，我就说，我就香港不爱所有香港人，我意淫呐，我意淫香港，我就爱在香港看房子，你知道吗？哎，我倒发现呢， <laughs> 人家香港。 骗人归骗人， <laughs> 但是都都都骗人哈！可是呢，骗人骗在明处。他所有的这个海报底下，你注意写的都是：本图像是画家个人根据描述对这个未来这个楼观景区的这个想象，呃，也可能会有电脑修饰的这个成分，不可认为是真实的这个 v i e w 这个景景观。 呃，你还是要到现场踏勘才能知道准确的。包括你看他写的这个戏啊，我说成熟的商业社会，就是它的比例从楼到海边的尺度，你光看这个画可能是偏差的。你看写的这么明明白白，这也是社会监督出来的。我跟你讲，前两年就有个楼盘，我们都说他名字了吧。 用了一个男高音啊，很好的风景山呐海啊，拍的真是非常漂亮，以至于后来出个 <laughs> 出那个他的 C D 的时候，C D 上专门打一行是这个楼盘的广告歌，你说这个造字到这个地步，但是马上就有香港的其他团体、报纸还有一些公共公众团体来指出说，他画的这个图画，实际上他前面的海景过一段时间就要被几个已经定下的楼要挡住的。 换句话说，你买他的楼，二十多层以下，将来是看楼的；，嗯，三十多层以上才能继续看到海。嗯，把那个图报纸上登得清清楚楚，然后香港就通过了一系列的这些调整规律，就是说你要说明你这个电脑图还是你真的，还是什么什么。所以这种这种对商业，因为商业它总是要赚钱。 没有监督他就骗你，就很简单。他他他不叫骗你，他叫宣传。没错，一样的，对不对？哎，香港开车那司机，在香港遵守交通规则，一到深圳他就乱开，他比谁都坏。 <laughs> 没错，他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呃，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没有任何人天然的就是会很有良心的当地产商或者所谓良心商人，这是个这是个本身是个讽刺的一个话。没错。 他一定都是被监督成有你刚刚说的这种可爱的表现的，而且我就发现香港这个呃骗术啊，它高 <laughs> 高高一等了，就是所以买楼的要小心。我就跟你说啊，你碰见这种地产房产的经济啊，我觉得你一定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你知道吗？他 <laughs> 他会给你造成一种啊，带了一本陈寅恪的书。没错，你知道吗？现在有的是大大陆的这个妹子跑到香港做地产经济，做的非常成功，因为她特别。 特别勤力，他呃了解大陆男人的心思，也不是，就是恨不得一天给你打五十个电话，你知道吗？而且啊，你去看房子啊，你千万不能被他忽悠了，忽悠了是什么呢？他会造成一种十万火急的态势。对。 你知道吗？很多没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呐， <laughs> 当场就被忽悠进去。我跟你说，几百万、上千万的钱，因为他当时啊，领你到这儿看，到这儿看之后，然后然后就说呀，哎呀，哎呀，被人签掉了。七楼那一套被人签掉了。呃，然后，然后，然后他又接一些他总公司的电话。哎呦，你要零六零六？哎呀，哎呀，这个这个也没有了，这个也没了。然后，我现在可以给你个什么优惠？然后到明天可能就不一定有了。这个电话一直追到晚上十二点都给你打。 就是说，你定不定了？你定不定了？你要不定，明天就有了。我跟你说，你千万大家要记住我这个话，他卖不出去。 <laughs> 你也不要宁愿错失了什么，但是不要紧，永远会有房子的，对吗？对，你得独立之人格， <laughs> 自由之思想。 <laughs> 你得你得独立思考，想好了，不能冒昧。但是但是，讲回我们开始那个话题，我不不，我再插一句，我有的朋友啊，在上海就被你们上海那个地产经济忽悠的，当场三十万定金就给了。嗯。 给了之后回去， <laughs> 越想越头大，越想越头大，后悔。有有反悔期的嘛？现在买房有反反悔期的，就是说有几天叫冷静期，那几天里面你可以无偿的退回的。我们朋友怎么都碰不到这样的？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知道文道这个香港人，他就你看一直不买房子，他就独立之人格，最后一直租房为生。 <laughs> 对，不能说租房为生啊， <laughs> 你是以别的特种行业为生，但是你是租房 <laughs> 什么别的？租房住。对，没错。怎么了？哎，你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 <clears throat> 呃，房子是什么呢？房子是拿来住的地方。嗯。那只要我有个地方住，我管他我是用什么方法住进去。你还是因为买不起。 <laughs> 也可以这么讲吧，很贵嘛，对不对？但是比如说有能力的话，我可以自己建，我租，有人免费让我住，都可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人跟居住的关系啊，并不一定像我们所以为的，你要有物业，这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比较很多别的国家，你比如说欧洲很多发达国家，他们其实只有超过一半多一点点的人是住在自己购有的物业里面。 那这是表示什么？就是说，他们对于你跟住的地方的那个关系的理解，不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我的拥有物的那个样的一个概念。我不是太招，我不是说我将来肯定一辈子绝对不买房子或者怎么样，这是个什么样的很重要的原则。嗯。而是我只是不觉得这有什么必要。这这有多大的必要呢？徐老师就不一样，徐老师此道很精通。不是不是不是，我我我在想，你刚才讲大陆的，在大陆买房子跟在香港买房子很不一样。 它的背后，在大陆买房子现在很多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我专门写过文章嘛，我就说近年来中国的阶级分化是由房价的这个房子造成的。嗯，就是说我我举了一一一大串的数字，就是说你买房跟没买房的情况很不一样，尤其是什么样？那么呃，大陆现在买房子它变成了个意识形态，因为大陆它有一个好处，因为经过革命，经过革命以后有个好处就是说平等。 基本上社会上人人就是说，反正反正你这个，如果是社会上一百个人吧，你排名九十几个人有，我下面排在十几的人我也要有，大家都有这有一个平等，这个也可以说是好处，但它实际上也带来了一个坏处，因为它在所有问题上它都相信，尤其是现在在房子问题上，因此在大陆呢，现在在相当人的心理就认为买房是天赋人权。 买房是政府的责任，要让我们每个人，至少我有工作的人，我健康，我正常工作的人，如果我不能买房，这个社会就不不公正、不平等，政府就有责任，这个社会就是就是有问题的。因此我就有，因此呢，你买了给我买了房子，说明天你跌价，这个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我们就要来谴责、来批判你了。所以，所以他跟在香港呢是这样，住房是天赋人权。 我如果香港居民我没有房子住，政府有责任。嗯，但是买房呢，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权，就是你你有了钱你才能买。你很多香港大学老师教授很高的工资，他们不买房，也有，但是也有百分之五十以下比较穷的人，他们不买房，但是。 他们不买房，他不能炒的。你不能跟政府说，香港每个星期天有游行， <laughs> 你没见过个游行说 <laughs> 我们买不起房， <laughs> 买不起房，对不对？是会抗议地产霸权，对，但是会抗议，不一样。哎，概念就中产阶级会抗议你政府垄断房价什么升，但是不会说。 目前现在大陆维稳到一个什么很多地步，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这个神话怎么造成的很复杂，它有革命的遗产的成分，也有这些年地产商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因为他他要卖楼嘛，各种各样的方式要要要宣传。总之，我觉得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难站得住脚啊，为什么？因为你在大陆很普遍，你不太说得通。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 住房是天赋人权，每个人都不应该是无壳蜗牛，这点我觉得很好理解。对，从社会主义理念来讲是完全正确的。从杜甫的角度理解也是，杜甫杜甫理解也是完全对啊，当然啊。但是问题在于，你说从住房到要有产，嗯，这有一个观念的飞跃，而这个飞跃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来讲是说不通的。对。 你共产主义里面，我们说我们大家是无产阶级有没有私有有没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恒产嘛？你有土地，你有田产，资产才这，你这还叫无产阶级吗？有恒产则有恒心呐，无恒产无恒心呐。对，但是 <laughs> 中国人啊，但是我们共产党搞革命， <laughs> 首先一开始针对，现在三个代表了，早就与时共进。对，我知道，但你想想看，回想当初共产党搞革命，首先这把大家做阶级成分划分。 这个划分分在哪呢？这有产无产，对对，有没有房产？这个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线啊。但但是但是我刚才讲香港跟内地的一个差别，除了观念上的这个差别跟以前历史有关，还有个现实的差别，就是香港政府把卖地拿来的钱。 主要来盖很多公屋啊、平民啊、房子啊、各种各样的居屋，就是他的确解决了买不起房子的人的居住问题。嗯嗯。而在内地呢，卖楼的收入据说只有百分之五。嗯。拿来盖，现在可能在提高一点。任志强他们在说，要是大陆各各级政府把卖地的钱也能够把大部分来让大家能够住到基本的房子，让农民工尤其是。 现在最大压力的刚性需求就是农村进到外来人口城里的人，他们没还有下一代，所以二十多岁刚刚工作的人现在都看着老爸要啃啃老，为什么？就是要你你帮我们弄套房啊！所以你你你就说香港，我我为什么我说我爱香港？我就发现可能你们香港人就香港并不是个幸福的生活啊，但是作为我这个大陆人来说啊，我对香港啊佩服的五体投地。你知道，就是说华人。 自己治理这么样的密集啊，如此的高速高效有条不紊，你就看香港这个这个开车这个路，每一个路啊，哪有什么深圳那么宽的马路啊，哪有啊？但是秩序好很多，就跟输送带一样，一辆车走一个，你可以走的非常快，而且呢，这个你很少见到堵车，对吗？而而且呢，我你还成功的，我才成功我发现香港成功的做到什么呢？开车的人，开私家车的人呢？ 比那个公共交通的人，你方便不了多少，对，甚至还麻烦。呃，钱花你包一辆的士从这儿到这儿是多少钱？和你开私家车从这儿到这儿，油费加上停车是多少钱？就说啊，你特权不到哪里去，对，这这基本你更愿意，说不定就公共交通，对吧？而且包括了舒适程度，嗯，这个空调或者都差不多。我发现房子其实也是，说是它是什么豪宅啊。 全是几十平方，我就说香港算什么贵族啊？贵族在大陆吧？这咱仅仅从这个钱面来说，香港那个千尺豪宅啊，我一看都是孙子，那就会，我我就我就给你看，我就发现，呃，千尺豪宅就是一百五十平方米，没没没没九十多平方米，九十多平方米，九十多平方，我就说大概相当于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这在香港是富人才能买的房子，好，一千七百尺的一千七百尺的房子，两千多万。我跟你讲。 <laughs> 我进去一看，他恨不能能给你分六个房间，而且呢，洗手间多，七个洗手间，恨不能，你知道这预备什么呢？就预备着一家三代几十口子人在这住，一个一个小格子，连那个保姆房就能放下一张小床，还给保姆弄一洗手间。我看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他那门里有六个洗手间，为什么？就是老人什么什么住住住。我说这算什么富人呢？但是你看阶级啊。 他要给呃工人有一个专门的洗手间，你就不能跟我们用一个洗手间。香港地方虽小，阶级分明。所以说香港贫富差距大不大？香港人民当然会说大，嗯，但是大陆人民说你们不算大。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到香港呢是有贫富差距，但是香港的这个阶级差别的感觉跟意识不如北京厉害。对，呃，你刚说到开车吧，你说香港开车其实开私家车不比公共交通方便多少？嗯，那可是我觉得你如果这么讲话，其实北京也是啊。你北京你开私家车， <laughs> 你说你会比公共交通方便吗？地不不方便吧？呃，我跟你说啊，嗯，呃，方便。 就是呃，它方便在哪儿？所以这可以条分缕析的说啊。第一呢，我在北京，我坐在自个儿车里啊，比你坐地铁那滋味好受多了。对，你那坐地铁那挤的那跟儿，人都贴在车车。对。那哎，我舒服多了。就是就是底层的人的生活没保障，这个就是。再者说，你知道吗？香港一个极大不方便是你停车，可是在北京堵是到了哪儿，随便街边框一停。停车成本低。 对，香港停车停车费你也便宜，嗯，比香港便宜，你也便宜，对，对吧？你现它是在这几项上面，它嗯，比公。可是我是觉得北京跟香港比较，或整个大陆跟香港比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不只是私家车有多方便的问题，而且在大陆今天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成为一个身份、心理很重要的标准，对。 呃，在香港，我们不大，当然我们也会分啊，这人好家住豪宅怎么样？但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房、有没有车，还不构成一个那么严重的一个阶级分野。哎，是是是，在大陆，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阶级分野。是是，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刚才子子东老师说，这个在在大陆，我们过去经过革命，有平等意识。对，我就觉得特别莫名其妙。你一个有革命传统，今天我们那么多新左派的人。 像我们好多好朋友，甘阳老说我们通三统了。其实这个社会主义平等传统，你这么一个有平等传统的国家，一个地方，然后大家今天那么重视这样的一个阶级区别，反而香港这种阶级区别的意识没那么强的。香港的实际上的区别呢，不比大陆差。对，很大。但是大陆感觉上的贫富区别要比香港严重的多。嗯，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一个一个观点。在香港的穷的人，他是一辈子不去半岛。 他也不难过， <laughs> 他看到前面一个人开一个奔驰，我坐地铁，他也不不那么羡慕，他也不会就这么尊敬你。我靓女看到你开个奔驰，我不会因此就颠颠的上你这个车。可是在大陆呢，正好相反。 我坐地铁的人，一方面物质上 physically 是很苦，另外一方精神上的折磨更大。 <laughs> 就是说，你跑出去，你看，同样两个人，我的同学开了个奔驰来，我坐地铁，虽然我可能比他快，但是我自卑的不得了。这个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大陆这种对穷富的这种强烈的感觉。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中国的人民经过革命以后。 他最不能容忍世界上这种由私有财产造成的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他特别不能容忍。那么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被革命搞坏了社会的基本秩序，搞坏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都觉得他能够拥有。天下。